武松打虎，景阳冈惊动了阳谷县知县王正堂。他爱武松是好汉，让武松衙门里就把那个都头当。武松在衙门里当了差，才引出林里一场大饥荒。这一天，衙门里边没有事儿，大老爷袍袖一甩，退了堂。武松迈步出了县衙。 抬腿到了大街上，我抬头看，鹅毛大雪从天降，眼前是一片白茫茫，平地落雪三尺厚。这武松踏雪来到了家门上，哥，开门来！啊，那位说了，武松叫的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武松的袍兄，一辈子老老实实受人欺负的武老大。 原来是武松闹了东岳庙，难打官司奔了外乡。武老大清河县里住不了了，夫妻二人收拾收拾逃了荒，这才来到了阳谷县，在紫石街上赁的房。弟兄俩大街之上得相见，嗯，不亏了武松大虎精阳刚。武松要不打老虎啊，弟兄俩还见不着呢。 咱再说，武松他回到了家门口，手拍门板唤兄长：“哥，开门来！”呀，来了。嗯，武松外边把哥叫，大岔的却是个女人腔。直扭扭开开了门，两闪见潘金莲，喜笑颜开站门旁。这位潘氏女，青丝翘挽盘龙髻，把那金花银花插不上。 上宽下窄，卖长脸儿，白白的面皮儿，红腮帮，水汪汪一对杏核眼，两道柳眉细又长，也不知道潘石金莲多么好看呢，难死多少好画家。要不是潘石金莲长得好，也不会惹出祸一场。武松一见是嫂嫂，施一礼。 嫂嫂在上可安康，潘金莲笑嘻嘻的往怀里呀，好说好说不敢当。兄弟快请屋里坐，别在外边冻得慌。一伸手拽出了花手绢儿，要把武松身上的雪花扑打光。武松闪身说不敢，紧走几步奔着上房。好汉武松头里走，潘金莲回身就把那个门关上。 他又把武松头眼看，从头顶是一直看到了脚跟上。越看脸上越发烧，越看他的心里越慌慌。啊，慌慌什么呀？他心里有事能不慌吗？他见武松，威武英俊，好人才，穿一身衙门的官衣，真排场，潘石香。 弟兄俩本是一模样，为什么长了俩模样啊？吴老大身量矬，人称三寸钉；吴老二个子又高又漂亮。武大郎只会挑担做买卖，还是个小买卖呃，吴大哥，如今衙门把那都头当想起了清河县这个张员外，怎不叫奴家气断肠？就因为我把你得罪，硬逼我嫁给了武大郎。若不是。 为了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早就悬梁一命亡，原以为命中注定奴家受苦，也只好鲜花插到了牛粪上。哎，没想到到了阳谷县，哎，家中来了个武二郎。自从他搬到了家里住，奴家我活的就像更王相了。啊，早早晚晚得相见，可恨只恨旁边多了个武大郎。嗯。 哎，今日里，哎一大早，我就把臭鬼轰出去了，让他把两筐子烧饼都卖光。奴料定风虽小，可是雪花大呀，准无人买饼到街上，卖不完烧饼，他就回不了家。奴家我趁此良机，会会二郎。他若有情，我早有意，天生一对没鸳鸯，死这等英雄人物真少见呀。 怎不叫奴家光晃晃？哎，这不他就为这个事儿晃呢。嗯，简单说，武松进屋落了座，潘金莲手脚麻利一阵忙，怪好这个饭菜摆不上了。武松站起忙施礼，多谢嫂嫂好情长哟，一家人别说两家话，啊，客客气气为哪桩啊，兄弟呀。 今日里雪大，天气冷，快喝上两杯，暖暖肚肠。谢嫂嫂啊，嫂嫂，兄长不知何处去？哟，一大早啊，他就卖饼到街上。啊，武松说：“大雪天不该再出门呐。”哟，哎，穷日子，现在家里可不应当。武松闻听三分气，不就被一推开了枪？ 等兄长回来一块喝，我有事儿要找哥商量。哦，有事儿？什么事儿，兄弟？接应我，景阳冈打死那只虎，忙坏了老爷王正堂。他把虎骨熬成了膏，派我护送到汴梁，奔东京献给高俅大殿帅。即日启程，我来辞兄长。潘金莲闻听心不乐，世事难舍无天罡哟。 潘金莲身子往前挪呀，还眼珠光的了鸡光子。我说兄弟呀，你搁他一会儿半会儿回不来。啊，你先喝，冻坏了身子，嫂疼的慌。武松就说：“我不冷，我这个身上不觉凉。”哟，那么大个子说瞎话，娶了为嫂好心肠。奴家在屋里还嫌冷，你刚进门，怎么能够身上觉不着凉啊？武松说。 嫂嫂在屋里都嫌冷，我哥在街上他不凉吗？他呃呃呃，哎呀，对呀，呃，都怨他那个牛脾气，说非要出门开开张。我左劝右劝，劝不住。好话说了两台矿，你哥那个脾气可真犟啊！嗯。 既然是兄弟，有了话再闹天儿，说啥也不让他到街上。他就是给我磕响头，也休想走到了屋门上。来来来，兄弟，你快喝这杯酒，再把这个酒菜尝一尝。不论好歹，吃点吧，喝点吧，别叫嫂嫂我白忙。武松万般无气馁，端起酒，吱喽一声，喝了个光。武松喝完了头杯酒，潘金莲赶紧又满上。 哟，哎，兄弟，再喝这一杯，要喝就喝个成对成双。你听，要闹真吼，可武松是性情刚直的大丈夫，并没听出潘氏的话里有名堂。他在想，数九隆冬，天气寒呐，兄长在街上受风霜，他只怕兄长冻出了病。他身骨自小不硬朗，想到此。 带上兜里，他就往外走。潘金莲上前忙拦挡：“呀兄弟，哪里去？寻俺兄长回来。”“哟，兄弟何必再跑腿儿啊？呃，心里话你走了我可算白忙了。”“我说兄弟呀，呃，城大界多，哪里找啊？呃，放心吧，丢不了那对烧饼筐。”虽说着，他冲着武松那么一乐一翻身，堵在了门口上。 呀，炙热的武松有了五分气，呀，一回身坐在了板凳上，潘金莲，是上封鼻子不觉着味儿了，还绕着个弯儿的兜弯儿呀，我听说兄弟打老虎，留下了美名天下扬，衙门里边当了都头，引动了不少大姑娘。兄弟你帮了一个卖唱的，他的名字就叫叫玉啊玉什么香？哎哎。 武松说：“嫂嫂，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？俺武松从来不上女人行。哟，女人行里啥不好啊？听此言武松他八分怒气上胸膛，差不多了。潘金莲呐，刚才也是两杯水就入了肚了，酒劲一催更轻狂。” 他扭了捏了往前走，轻轻地拍了武松一巴掌呀！哎，兄弟穿的衣裳单，你千万可别受了凉哟。武松有了九分气，俺妈潘氏太轻狂，我待要与他翻了脸，慢着，传让出去脸无光，把头一低认了吧，也别叫哥哥受窝囊。 潘金莲一见武松没言语，错以为这事挺顺当了，叫弟弟又满酒一杯，喝了半杯，叫二郎：“我说兄弟，快吃下奴家这半杯酒，呃，咱们两个选一个织女会牛郎。”呀，呸！武松再也忍不住了，十分怒火上胸膛，怎，嫂嫂，我兄长。 为人一生多忠厚，你不该说话办事不正当。要不是看在哥哥的面，我这就揍你两巴掌。哟，潘金莲吓得一哆嗦。哟，你何必弄起个老虎枪？俺跟你闹着玩嘞。哎，有那么闹着玩的吗？潘金莲坐不下，站不住，噔噔噔，他只得上楼去躲藏。潘氏女，干嘛那个楼来上？你说怎么那么巧啊？吴老大拨门进屋，放下了筐。 他一看武松气色不大对呀，我说兄弟，就听见潘氏女楼上嚎开了：“嗓这个三寸丁，别提你那个好兄弟了，你引狼入室欺负老娘，我好心陪他来饮酒，谁知他酒后无理太轻狂，从今后啊，这个家有他就没我那个短命鬼呀，气死老娘了。” 他玩了个恶人先告状，哎呦，气坏了好汉武天刚心暗想：我有心和他论是非，可又怕哥哥脸无光。我走了吧，走了吧，躲过是非这一场。兄弟，你哥，刚才之事你别问了，不明白倒比明白了强。今日里，我向兄长来辞行，王老爷。 派我公差奔汴梁，此一去少说得用一个月，多说俩月才还乡。兄弟，我这就起身走，有句话，好哥哥千千万万记心上。呃，好兄弟，有什么话呀？你就说吧。兄长愿听我的话，来来来，兄弟，我敬你一杯，请喝光。我，哎，好，兄弟敬我，我喝，我喝。吴老大。 眼泪汪汪，喝罢了酒，武松他故意放高腔：“哥，咱二老爹娘下世早，撇下咱哥两个。” 赌时光，为把兄弟我拉扯大，我的好哥哥，你受苦受累费心肠，卖烧饼，你一头挑着兄弟我，一头是挑着烧饼筐。宗觉庙我把人打坏，连累你舍家走外乡，好容易阳谷县里重相聚，喜的是哥哥成家立了房。可，可这次兄弟再分手，我的哥哥。 倒叫小弟我挂心肠，我走后买卖要做，你要少做，晚出早归最相当，左邻右舍少来往，回家来就把那个门插上。阳谷县哪一个大胆欺负你，我回来跑到他家的祖先堂。哟，好武松，说不尽的前场话呀！扑通，通跪在了旧地上。 吴老大心中明白了，八九成了。手搀着武松泪汪汪：“我的好兄弟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说的话我都记下了。哥，多多珍重。小弟告辞了。”武二郎扛起行李往外走，吴老大挥泪相送到了街上。兄弟。 但盼你早去早归，免得哥哥望断肠。早点回来。阎王武松走远了，回身来才把那个门关上。哟，武松公差汴梁去，这个事儿办的不顺当。去时一路冰和雪，回来时春风吹动百花香。武松回家交了差。 牵挂着兄长武大郎，急忙忙回家去探望武松。他刚刚走到了紫石街，嗯，惊动了左邻右舍中街坊。我说哥，你看那是谁来了？嘿，兄弟，那不是都头武二郎吗？是他。坏了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 武松到汴梁这几个月，开茶馆的那个王婆子吐了西门庆的银子，从中拉钱使得西门庆勾搭上了潘金莲，把吴老大给害死了。听说死的可惨了。西门庆之坏，王婆子之毒，潘金莲之狠，一个人活到一二十、三四十、五六十、七八十，十拉十也不准再能见到第二回武松这一回来，乱子能消得了吗？ 你别看武松是打虎的英雄啊，西门庆也不是好惹的。听说他一巴掌能把两块砖厚的墙打个窟窿，一脚能把大石头狮子脑袋给踢掉了。武松要和他动起手来，那可是二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不定哪个的命就没了。哪个说？ 西门庆可恶死了！好，这个说，上帝保佑武二郎。胆小的忙说：“快闪开，人命官司别沾上。”呀，打那边过来个小孩叫淘气儿。这个小淘气儿是一个零碎买卖小货郎。哎，这个小孩挎着个货筐，不吆喝，他低着个脑袋唱举儿。他唱的是。 呃，天黄黄，地黄黄，臭汉子千万别娶俊婆娘。女的要把良心坏，男的准把哪个当？呃，当了哪个是小事儿啊？弄不好还把那个命搭上？你说冤枉不冤枉？你说冤枉不冤枉？啷当啷当，吃不啷当耶！他一头撞到武松的肚子上了。小淘气儿，揉揉脑袋，一抬头，谁呀？耶，这不是二爷转回来乡了？ 我等的是他，盼的是他，碰疼了脑袋不冤枉。哎，我说二爷，什么事儿？你回来了啊？回来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呃，哦，公事忙，多耽搁了些日子。我说吴二爷，你在清河县住的好好的，怎么偏到阳谷县来呢？武松一听，这小孩什么毛病啊？ 我没记着认识过他呀，怎么这么啰嗦呀？啊，是我兄长搬家到此，你问这干什么呀？干干什么？ <laughs> 二爷，你这是往哪儿去呀？武松说：“回家呀。”二爷，你家在哪儿啊？紫世街茶馆东邻。不对， <laughs> 武大爷最近搬家了。哦，搬哪儿去了？ <laughs> 搬到城外去了。哪儿？ 城 <laughs> 外乱葬岗子，哎乱啊！武松气得一瞪眼：“你这个小孩真混账！你怎么胡说呀？”呃，二爷，呃，我是那个武松说闪开，闪开，快闪开！再啰嗦，揍你两巴掌！耶！陶泉想我好心好意的告诉他：“你跟这……哎，走远了，走远了。”我说二爷呀，你回家一看就清凉了。记下陶泉，咱不表。好汉武松到了家门上，哥。 开门，好，猛抬头，大门上就把挨马挂，好意思霹雳炸顶了。难道兄长他，他的他，吃一惊，惊破英雄胆。开门来，啪一巴掌，这震得门框乱晃荡，门环一响不要紧呐，惊动了。 楼上的奸夫淫妇人一双，这时候两个人正在那个楼上坐，脸对着脸的饮酒讲见西门庆，立地倒有九尺半，细腰扎背怪漂亮，就仗着家大业大本事大，无恶不作霸一方。阳谷县街头跺跺脚，是城门四角都光逛西门庆喝酒高兴了。 拍了拍金莲她的肩膀，我说小娘子，自从那天见了面，用毒药害死了武大郎，就怕的是武松回来闹乱子，怕你我不能日久天又长。虽说是呃将打我不怕武松，可也难保啊，谁胜谁败谁存亡哟。 潘金莲撇嘴算了吧，啊，年轻轻的没胆量。你坐在一边听着点儿，老娘我早有大主张。哦，什么主张？那武松汴梁城里去公干，呃，三个多月没还乡。官人，你快把那个禀帖写，写给老爷王正堂，你就写上。 那武松明着来当差，暗地里私通梁山上众贼党，结拜了龙兄和虎弟，男女磕头一大帮。他们八月十五起首反，九月十五进汴梁，开刀杀了宋天子，是面南北北做皇上。你写上武松起手杨不县，先杀老爷王正堂。武松没有妻和小，带走太太和姑娘。你把那个病帖写好了，附上银。 子三百两，王老爷看见了银子真高兴。呃，准把武松押监房，谁给武松去送饭呢？饿死大个吴天刚，难煎饿死吴老二，咱们两个就能日久天又长了。我把终身交给你，比那小霄剑法道还强。你听，多好的心眼儿啊！ 蝎子一把黄蜂针，最毒莫过妇人心呐，就说的是他。西门庆就说：“好好好，小娘子有心，我敢当。这就叫万恶淫为首啊！可曾是一对狠心郎，就让他千条金光去波浪，也难免今天活一场。开门来，潘金莲。” 听声音就知武松到，呵，直下的一定蹲在楼板上了。呃，大、大、大、大、大、大、大、大，大官人，快点跑吧！呃，来了，俺小叔武二郎啊！西门庆虽说是不服武老二，可也是做贼心虚，难免慌。他转身想跳后窗户，可是看了看，耶，后边没窗，全是墙。潘金莲就往那床下指，我说大官人，你快到下边去藏藏。 西门庆无奈床下躲，潘金莲强打精神哆里哆嗦一阵忙，脱去了红袄和绿裤，换上一身白衣裳，脸上的官粉可顾不得洗了，也忘了脱去绣花鞋一双。他使劲揉了个红眼眶，没眼泪呀，啪，把个唾沫揉到了眼皮上了。陈抖抖下楼打开了门两扇，噔噔噔，几步就闯进了屋二郎 眼见得潘氏身穿礼孝哎，大英雄一阵脸小黄，噔噔噔，八楼上望见了一张灵桌靠西墙，千秋帆就在墙上挂，点着苏拉烧着香，灵桌上供着个木牌位，上写着“王府武大郎”，哎呀，武松看罢呆呆的愣。 潘金莲呐，啊，装模作样，好开了嗓。我的大郎啊，潘氏女哭得怪热闹啊，呃，仔细听就好像唱的梆子腔。武松想，兄长故去他穿孝，为什么还瞪着绣花鞋一双？为什么哭半天没失绿汉劲儿？嗯，直头疯里黑眼珠子乱晃荡。 官粉胭脂擦满了脸，一阵一阵飘着香。好汉武松心一动，莫非说兄长之死有名堂？ 尊生嫂嫂，先别哭，兄弟我有话要商量。我问你，我兄长哪天得的病啊？哪一个大夫开的药方？一共他吃了几副药啊？哪一天端起把身往哪一个看着入的脸？哪一个帮着发的丧？一样一样对我讲，免得俺五儿闷得慌。潘石金莲吓了一跳，哟，大个子话里有文章，莫非那点漏破绽了？啊，这。 哟，我怎么还穿着绣花鞋一双啊？潘氏女身子往下蹲，耶，裙子把绣鞋就盖上了。潘氏想，他问的话，我要是一句答错了，就有杀身祸一场。这个冷中不好惹，我得想好了再说。哎，哎呀。 你哥哥正月三十得的病，二月初一一命亡。说起来都怨你哥不听劝呢。每日里起早贪黑受风霜，那一日突然得了个心疼病，回家来捂着个胸口倒在床，躺睡不进，脸色变，嗷嗷的光叫娘。一共吃了两副药，请的是过路的先生开的药方，吃罢了药不见效，炸。 了一针更遭殃，他脖子一挺，眼一瞪，两腿一伸见阎王了。串头喝酒看着入的脸呢，隔壁家王干娘帮着发的丧。兄弟呀，你哥一死他走了，山的味道好凄凉。这些天无柴无米无银两，多亏了西那个西，多亏了西院王干娘。他差点把西门庆说出来。 王干娘心眼好，帮了魏嫂不少忙，可叹呐！如今嫂子我守了寡了，好意思房屋断大梁，日后依靠哪一个也天长日久好心伤。我一天三遍去烧纸，三三见酒去烧香。从早晨哭到了他上午，上午哭到落太阳。昨日天黑回家转，哭到半夜才上床。今天早上醒的晚，兄弟叫门我才起床。你听听。 真是嘴小嘴小，唇薄舌巧啊，一点都不假呀！潘金莲这还是现编现说，就这么顺溜。要是早想好了说呀，也就是武大郎的尸首不在旁边，要在旁边，真能让他说的蹦起来。武松说：“俺兄长坟地在何处啊？”话出口，又想起刚才在街上那个小孩说俺兄长搬了家，莫不是有什么隐情对我讲？ 后悔办事太粗鲁了，多少事就坏在我这个脾气上。潘氏说：“兄弟呀，咱人地两生没依靠，并没有分地脏大郎，无奈何抬到了城外乱葬岗，一把大火升天堂。”哎呀，武松疼的拔牙咬食壳盘，连兄长的尸首我都见不上了，嫂嫂。 我哥他从来没有心疼病，为什么死的这么快的？潘氏说：“哟，天有阴晴不易测，人遭横祸怎么提防？你哥他得的本是个急性病，可叫魏嫂用啥方啊？明白人别说糊涂话，他真是得罪了小鬼和阎王。好，明白人不说糊涂话。你身穿孝，为什么脚蹬绣花鞋一双？啊？” 哟，那个，呃，那个是啊，呃，刚才不是给你讲了吗？昨夜里我哭到半夜才上床，今天早上醒的晚，你一叫门我一慌。常言道，忙中好出错啊，错穿了绣花鞋一双。好，你一哭哭了大半夜，为什么口插胭脂带焚香？这哎。 呃，是啦，自从你哥下世去，嫂子我从来不梳妆。从那到这，没媳妇儿，连过去的官分没掉光，这是过去的。武松心里话哪有这事儿啊？小贱人，任凭你一张好利口，俺看得出你嘴上乖巧，心里慌。泼妇！ 不怕你挥洒满天的黄，且待俺查清为名再算账。唱到了此处，算一段，到下回是武松杀嫂祭灵堂。